锵锵三人行，嗯，最近我刚在晋会大学发表了一个成一个一个成功的演演演说， <laughs> 这哆嗦， <laughs> 哎，我这个演说啊，就是反映了我几年的一个研究成果。我这个研究成果呢，就叫什么呢？试论啊，试论，或者说从我以我 <laughs> 以我以我为例，以我为例啊，试论中国主持人的。 太监人格， <laughs> 是， <laughs> 哎，可能有的主持人听了不高兴，那就他不是太监，我我是太监，我会，哎，我这几年的这个研究成果啊，女孩子注意啊，假的，嗯，哎，听演讲，听听演说的都是女孩子， <laughs> 我发现现在学传媒的，全班就一个男的。 你知道吗？还是杨苏不在那里，还是个帅哥，那是以前，还是帅哥。我还就问呢，我说你累不累啊？好家伙，全部都是。 <laughs> 哎，不说这个。那问题是，当然男的不会来的嘛。男的，第一个窦文涛来演讲，他们吃醋，又长得吃醋啊，又长得 <laughs> <laughs> 帅，又又又又又会讲。然后再看看你的演讲题目，太贱。 对吗？触景伤情啊， <laughs> 都都都当然不来嘛。哎，就是我这个呃，因为从主持人呢，我就想起晚会了。 <laughs> 因为主持人经常就，哎，太监人格之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种什么呢？我就老讲啊，唾面自干。什么叫唾面自干呢？就是说，就是自可以自己侮辱自己的。嗯。你比如像我们主持人跟你们嘉宾不一样。 主持人他是一个如此依附性强的一个行业，他好像太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老觉着我的这个本尊是李莲英。 <laughs> 他，哎，你比方说啊，这个晚会上，你发现没有？中国呀，甚至我认为包括我们本公司在内啊，这个这个，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懂主持人的。中国人严重不懂主持人这回事儿。比方说，这个很多人把主持人的数量。 当成活动规模的一个标志，所以你会见到晚会上八个主持人，八个主持人代表我们这个文化节啊，我们这个晚会是如此的嗯壮大。可是实际因为稿费要给的多嘛，哎，你看看美国奥斯卡再大的秀啊，主持人他他一个人是吧？所以你就看出不一样。而且为什么你八个主持人的时候啊，他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，谁说话呢？ 你要大家都随便乱说的打架，所以不得不就变成背背。于是呢，你知道，当你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大老爷们儿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你也不是弱智。当你在跟着一唱一和的，是吧？在春风送暖，百花争艳。到第三个，在这个美好的季节，第四个，我们相聚在这里。当你每天干这个的时候啊， <laughs> 你不，是你说你觉得哎，但是呢？ 问题就在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，台上演的不觉得是在侮辱他自己，台下听的呢 <laughs> 也没觉得是侮辱他，大家哈， <laughs> 就台上台下一台戏啊，都在鼓掌，说哎，我有时候真的就是说，你站在一个旁观者这样的蠢话，私下里谁谁都跟都跟人精似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场合上，台下台上的人？ 都是演员，你你混淆了两个概念。嗯，你讲的那个背好的那个说话，这叫司仪。司仪跟主持人有点不一样，我觉得。主持人呢，总之跟司仪有点不一样。哦、你看，所以你说这个司仪呢，我又想起一个概念。司仪司的是一个仪式。对。所以它本质上呢，你看很多主持人的行为，很多主持人的行为你可以理解了，他是在。 主持一个仪式，对对，就好像你再进进进一步讲，这要在古代那叫祭司，对吗？还有一种叫祭司，祭司也是一种司仪，嗯嗯，就是他他司这个祭祀的仪式，嗯，所以你看他的很多腔调，大家就有些时候说说为什么我们在有些活动的时候不像《锵锵三人行》这么说话对吧？因为其实你注意到没有，即便是外国人当进行一项仪式的时候，嗯，恐怕他也是要。 你知道吗？这种语语语语语语调吧？对啊，没没有，窦老师可以发问吗？你香港不懂这个，我觉 <laughs> 没有，因为因为，假如你当时是演讲讲这个，我就会好奇啊，很多问号。像你说，哎，为什么有些晚会、有些大型的活动，站了一排的七个八个主持哈？那我觉得不一定是领导不懂得什么什么这个行当，而我想可能是因为领背后的领导太多了。 每个人有他的人人脉，可能每一个主持啊，会去找他的对头的小领导、大领导、中领导，哎，叫涛哥啊，给我给我一个机会吧，亮亮相吧， <laughs> 什么什么，结果摆不平啊，结果大领导、中领导、小领导什么领导， <laughs> 每人哈，那些领导不是说官员，可能是官员，可能是电视台，可能是什么哈，这结果好吧，那就这样排开吧。 我猜会不会有这个可能性吗？请窦老师来指指点一下。呃，窦老师不指点你，我找一个曾经做过这个春晚导演的一位一位王导演，他来这个指导你。这这位王导演叫叫，你看，这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都是在这个咱们内地刊物上这个登的对他的这个采访，是他现在已经不做了啊。前春晚的这个导演叫王显平嘛。 是吧？王显平，《新快报》上采访他，他就讲啊，呃，很多很多年以前，二是不是二零零零年的时候，他说，哦，他要办春晚，一下子收到四十三张条子，四十三张，于是这个怎么办？他来了一个，这找这四十三个歌手，四十三张条子的歌手啊，开了一个会，开一个会，然后就跟他们说，说我相信这个导演也挺牛的，说。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你们是什么原因 <laughs> 来的啊。那么我希望你们呢不要用条子说话，你们用作品说话。这希望你们将来啊不要靠条子，希望你们靠自己的这个作品找人写好歌来进入这个这个阵营等等。但饶是如此，说其中有个女歌手啊。 当然，今天咱们相信啊，央视应该没有这个现象。啊。以前我说的是啊，就是说，其中有个女歌手仍然能够通天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他母亲跟他打电话说：“你的领导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的领导的领导是谁？你知道吗？”我的这个女儿要在十二点唱，甭说什么群唱了，就是大家伙一起一起会唱，只有两个选择，就是独唱或者二重唱，要在十二点。 这个王王导演有骨气啊，说叫他辞职啊，就我我我也不能接受。结果所有的领导都劝他，都都都都劝他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人站在他的立场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最后他就说，这个女歌手演唱水平不敢恭维，但是我做的那一届，她真的最后就是在十二点的那个时候二重唱，就是两个人唱，让她上。 所以我就回应回答你刚才这问题。谢谢解答。 <laughs> 所以啊，所以后来这个导演也离开了嘛， <laughs> 所以不在了。 <laughs> 所以第二二个问号是说，我以后就专门留心听十二点的吧。所以第二个问题，刚才你说到哈，觉得哎台上的人也不觉得丢脸啊，好还非常高兴。是是是。我觉得这个低估了他们呢我告诉你啊。 呃，一定会的。太监也有自尊的， <laughs> 哈，太监也有尊严啊！也有尊严。你这是我们行的座右铭。我是你们那个导师啊，本尊。 <laughs> 那呃，可能是他想一下，好吧，我这个尊严放低一点。我知道过完这一天的晚会，我有后来获得什么样的好处，包括我的出场费可能增加，我的知名度增加，这个那个。那这个小事情小小的委屈啊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知道吗？ 我为什么说他们不懂主持人呢？这个凤凰卫视的领导啊，他都不懂我呀。 <laughs> 他知道我为了坚持这个清真呢， <laughs> 不是就我为了坚持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的这个稿子，别的主持人就是这么背了，我都是我自己呀，我自己重新写过呀。我的工作量能跟他们一起来论吗？江谦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主持人还是个小事儿，我真正要说的是，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。 咱就学习啊！人民日报批晚会浪费，你知道现在各地的这个晚会基本上最低一千万起，基本上五千万啊，动辄上亿、上亿元。有人说七成的钱，你想这这多少钱？上亿元的一个晚会，地方上搞音晚会，大概七成的钱花在了舞美上。你看最近，你看先是濮存昕又说说我们不能这样，每个事儿都要办一个晚会，就中国这个。 晚会啊，然后文化部又发通知，这就看来这种现象很猖獗。文化部说不许动用公款请明星，这个， <laughs> 这咱们说这个都是自觉自断财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看，呃，他们开政协也有一个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副团长，这副团长这名儿挺有意思，叫锅瓦加毛吉。锅瓦加毛吉呢，锅 <laughs> 瓦加毛吉算了一笔账， <laughs> 就是说，就他觉得这个背后舞美的背后有猫腻，搭个钢架上百万。 LED 大屏上百万，烟花焰火还有那个多媒体视频，至少几百万。有的地方你知道那个，哎，我十几年前刚来香港的时候，我觉得香港比我们花红柳绿。现在香港跟我们比起来算简朴。现在我们办那个晚会，你知道他这个 LED 花这么多钱，甚至连这个演员上台的这个楼梯都铺着 LED。你想他是这么弄？但是他是不是？ 靠票房收入就可以赚回来的，大部分是自负盈亏的，还是国家拨款的？各种情况都有啊。你现在文化部管的就是说你不国家拨款的这个，就是用政府钱的这个，绝不能够对这么搞。我我想这个界限要划清楚。要是他们有些演唱会啊，他们他们是商业操作，他肯定会计算了，他收入有多少，对不对啊？他会出多少？ 但是另外一些是公家的事情，就是是那些是政府的名义，我想现实的是那种，比如说我们不是有一次讲三幺五晚会嘛？我其实非常支持他这种就是打假啦，呃呃维权啦，这个呃商业法律啦等等，但是我就不懂他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文艺晚会的形式？他可以他可以完全变成一个电视节目，方固定的就是像每周一个，大家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紧张的来看这个。 对不对？他点到的人，这些企业就会有摊上大事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电视就做到，这何必靠人来唱歌跳舞，还靠一批有名的演员在下面发假微博？这这完全是不必要的。透过电视这个攻击力、杀伤力太大了假如将的弄成 sixty minutes 啊，六十分钟啊，得了，那大家真的会用美国的六十分钟的角度哈？ 的期待来期待他，那杀伤力太大，他也不敢做。他敢做，我猜也做不下去。那只有用大家本来说晚会嘛，想着说，哎呀，晚会应该就唱歌跳舞，轻轻松松，里面有些打假的活动。 也把它的杀伤力来包包装起来，把它你觉得是降低它的杀伤力？我其实杀伤力已经很大了，被点到的牌子都都是很大的问题的。其实就是哎，他提出来的啊，呃，是个文化问题。嗯，这就是濮存昕说的，说为什么一个事儿总要搞一个晚会？嗯，哎，这个也是我除了主持人之外研究的另一个课题。那中国人这个晚会很有意思，你看这种。 综合节目，你比如说，呃，我到美国，我到英国，我看到的是他们是专业化，你魔术师就是魔术啊，魔魔术专场，呃，交响音乐就是就是交响音乐会，呃，他很很少说像咱们说的叫综艺，把好多个不同的节目啊放在这么一块儿，弄成这么一个一个东西，而且通常还有主题，为了某种节庆或者卖卖为了某种这个呃宣传的目的等等，还有一个。 主题这个事儿啊，真是个中国的文化特色，嗯，不难理解吧？从过去一百年来所有的运动哈，都是用晚会的形式来做很多了。早期是安全嘛啊，我不能说我要举行什么演讲会、什么政治会，用晚会演个话剧，话剧那边又鼓动你革命这个那个哈，它有它的传统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让我想到晚会文化跟中国不是流行广场吗？ 动不动就说每个村、每个城市，大家晚上去那边唱歌跳舞。其实因为每个城市很多劳工、很多草根、很多我们本来坦白讲我们中产或者说中上产的人哈，觉得可以自己在家里享受的事情，包括找朋友回来开一瓶红酒喝一喝聊天。 在家里看电视，我们自己家就有个 LED，一一一百寸的哈，这样子哈。那所以我们不能想象，对好多地方的人来说没有的，大家高高兴兴出来这个集合起来。 交换讯息，互相照顾小孩，互相看别人的老婆，等等等等。 <laughs> 那我觉得它是共同的娱乐哈。呃，所以就是像你刚才讲的，其实我觉得我们还不是一个专业化的社会。你从晚会这种形式你就看得出来，我们还是一种啊综合性的，就是呃皆大欢喜的。比方说这个一个晚会，通常它融合了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仪式。 这个晚会，领导在第一排，他首先要仪式，要举行一个仪式，他有仪式的功能，宣布什么什么开始了，领导讲话，然后完了唱歌跳舞，对吧？但是他又有一个，我觉得他一个远端的根源呢，是农村农民的赶集，他又融合了一种赶集赶庙会，就说咱热热闹闹的，咱得弄弄放烟火啊，还有了一种这个耀武扬威，呃，自我宣传，呃，这个打广告。 所以你你知道很多时候就是说要把钱花出去，他们这些晚会为什么舞美里边收这么多钱几百万暗藏猫腻呢？就是说，因为发现呢，中国的领导你的创意啊，他看不出来，对吧？那钱花哪儿去了？可是呢，这些个实打实的 LED 声光画电多媒体声光画电，你看咱要这实际上弄得现在我们就一大俗了嘛，什么晚会都是这个啊，这是声光画电。 可是这个才能让人看出他有钱了。你们这个越讲越深了，其实是一种合法的广场文化、公众空间，知道这个这这一般现在的广场文化现在大家有点担心，但是在晚会的旗号下又达到了这个狂欢的目的。对，狂欢节，嗯，对不对又不闹事儿。 平安， <laughs> 所以这个合法的广广场文化来源呢，就是农村的这个呃庙台，就是这个戏台，哎，就大家赶集，哎， <laughs> 像像重要。广告之后见。但是呢，我也主主持过为生活所迫， <laughs> 我也主持过少数的一些晚会。呃，我感觉到有一个什么呢？中国的问题都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呃，它就像酒店哦。 大楼什么都跟外国的一样，可是呢，可能这个电话就不响， <laughs> 或是呃、叫餐送不来，是吧？热水不够热，空调不够凉，电梯不开，电梯不开，叫人不来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他这一些这种问题，但是规模全在晚会，你知道，他有时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，声光化电都有了，一个烟火几百万，对吧？但是主持人的话筒呢，他没调好， <laughs> 他调不响。 所以你看，我上次你记得跟你说到这个我是歌手，我还说我是很多歌星啊，音响冲着音响去的。我就说这个。介绍了以后，我还真去听了那个那个黄黄绮珊。黄绮珊。还有辛晓琪啊，唱的真好。 <laughs> 是是。所以你说这个事儿，还有一个林志炫。嗯嗯。他被 out 了。out 了。 <laughs> 啊，对，好像是吧。 没有吧？杨宗纬吧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咱们要不接着讲讲我是对不起， <laughs> 是歌手对不起。哎，不，我就是说啊，这个像崔健他们，嗯，就严艺术家严格到什么程度？为什么发起这个假拒绝假唱？因为所谓你拒绝假唱，必须至少保证麦克风要响，对吧？所以他们就说音响如果不好，我们连去我们都不去。 哎，这是艺术家的品格，坚持这个。但是，我就为什么说主持人是太监人格啊？你听说过世界上有哪是 <laughs> 听说过中国有哪个主持人说音响不好？我不去， <laughs> 我不上，没有。所以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为什么说中国不能外行领导内行，就一定要尊重内行？我下面说的一些话，你不是内行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也很想跟这个北京广播学院，或者说中国传媒大学有个录音系，我跟他们讲一讲，就是说。 比如说，我跟你讲点内行，憋了一肚子的这个主持人心得。呃，不是，这是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一个问题。你知道主持人为什么喊吗？他有很多原因，比如说第一个可能是文化的原因，这个不论。但是你也要考虑到，他有一个技术的原因。嗯。主持人喊，有的时候啊，你比如说啊，这个试声音的时候，声音都很好，声音都很好。可是怎么，真一说话的时候啊，主持人就喊，为什么喊呢？ 因为他听不见自己的声音，这有个反送。那为什么试话筒的时候是正常的呢？因为剧场里还没坐人。当剧场里坐满了人以后，哦，这个声音都被观众都吸音，吸走了之后呢，你主持人听自己的声音呢，他老觉得听不见，听不见你的本能就要喊。实际上观众全听见了，而且再者说，为什么今天有了流行歌曲的唱法，是因为他可以给你推大呀。 嗯嗯，你可以像像轻轻的唱，对对，他可以给你推大。实际上，当人的声音允许不喊的时候啊，你看我做电台主持人，戴着一个耳机，对吗？对，声音有更丰富的表现力。嗯嗯。呃，但是一喊，表现力没有那么丰富了。嗯。但是你为什么喊呢？你看这个歌星唱歌，为什么他戴着这个耳机啊？嗯。他要有监听啊。他听得到自己。啊，他听得到，他才能调整他声声音里细微的这个这个差别。嗯。可是你看。 我就我在中国，哎，这样我就说了，我在中国大陆是吧？十次这种地方，基本上有六次这种声音，主持人不得不喊，就是因为他听不见自己声音反反送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种情况，我在香港主持活动，十次里都不一定发生一次，十次里可能十次都没有这种问题，这你说差在哪儿了？在象征意义上，就是一种号令。 就可能听到民间的回声， <laughs> 这个很重要， <laughs> 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专业反馈。对，这这这听到。教授，你差别在哪？香港也办晚会啊，也是很重要。我成长的年代，都是看到我经常觉得我这非常反殖民的嘛，看到什么一堆洋人在那边管什么灯光什么，我说小事也要他们管啊。结果管了几十年之后，他们走了，可是那个风气、那个传统出来。了。 是奥巴马那个仪式啊，Beyond 是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西安楼观文明启示录》。美国体育馆停电。